讲咧，其实我哋而家自己做紧电台咧，但系有阵时做翻一个系听收音机嘅人咧，真系发觉呢个 media 系一个好得意嘅平台嚟嘅。因为如果你喺度听收音机，你真系会爱上一个主持人嘅。而你每一次听到佢把声，你都会真心地觉得咧，呢一个 moment 系只系属于你同埋佢嘅啫。曾经咧有一个电台嘅主持咧，系真系诶，就系佢令到我系想入呢一行嘅。

好中意识得玩，誒佢嘅觀察力好好嘅，永遠都有啲好正嘅觀點嘅。咁啊，仲有就係佢令到我識咗好多好多嘅音樂嘅。而最緊要嘅咧，就係呢個人係好夠膽講嘢嘅。佢架攤寫會播完 Madonna 嘅 Four Minutes 之後咧，就係話呢首歌我真係覺得唔好聽咯咁。咁直到咧我係入咗呢一行之後咧，我有幾次機會咧係見到佢嘅。有時會係咁啱喺廣播度見到佢字的時，我會哇好開心啦咁。有時係會誒睇電影 preview 嘅時候見到佢啦。 咁我記得有一次就係去睇 Mika 嘅 concert 嘅時候呢，咁啱就係突然間，咦？我發現佢就企喺我隔離啦。咁嗰陣時我記得我係叫咗你呢，去到偷影我同佢張合照嘅。即係其實我係企喺佢前面，跟住咁啱唔覺嘢喺後面，懶係影到佢嗰啲呢，超無聊嗰啲呢，死 fans 嗰啲嚟咁啊！我係一個咁跟住，但係咁多次呢，我都係冇同佢講過一句嘢嘅。唯獨就係之前有一次啊，呢個 French May 啦，就係 Karen a n n 嘅 concert 上面，咁啱佢就係坐一個 I 位，而我咁啱呢，就係要行入去佢。 嗰一行同一个嘅朋友打招呼，我就同佢讲咗一句：，诶唔好意思，唔该，谢谢咁，唉。

想好想，但系我又都好唔敢，好唔敢同佢讲一句多谢。呢个人嘅名字叫做卓云志。传说世间每个人。 也会有一位天使护荫。纵使渺小，仿如被尘，仍可栖身当爱人呼吸。可惜，像我这一种人，承诺永远不肯怜悯。每天与丈苦而祈求，谁可真心的逗我开心？ 说会与我骑回木马天黑到了，伴我一起归家。是我和你犯错了吗？人被半路撇下，受那风吹雨打。谁人会爱我这种孤儿仔，流落到谷底，恐怕我已是个的。 若想抱抱就等下一世，谁料我这种孤儿仔，谁赠我安慰？当我至爱路过，亦不想傻跪。谁在从前话我贫穷但美丽？但想抱抱就等待转世，我这种身世。 会与我却会旋木那天黑透了，同我一起归家。是我还你犯错了吗？人被半路撇下，受那风吹雨打。谁人会爱我这种孤儿仔，流落到谷底，恐怕我已是个热恋的后遗，无人前来认领。 若想抱抱就等下一世，谁叫我这种孤儿仔？谁赠我安慰？当我至爱路过，亦不想失位，谁在从前话我贫穷但美丽？但想抱抱就等待转世。我这。 热恋的后遗。无人前来认领，强壮的身体，若想抱抱就等下一世。谁料我这种孤盐仔，谁赠我安慰？当我挚爱路过，亦不想失位。谁在从前话我贫穷，但你？ Five, leave me a message. Hello, 你已经接通咗我嘅留言信箱啦。三十秒之后呢，就请你留低你嘅口信啦。咁呢三十秒，OK，咁我哋一齐等下吓。吓，点啊？咁你呢排吓？嗯，不如不如讲埋谜语我哋。 <laughs> 诶，如果菠萝系黄色，咁咩螺系青色啊？骑 <laughs> 茄萝啊？ 笑呵，仲有十秒啊！嗯，唱首歌，我哋。 <laughs> 梁德辉，你都几矛盾噶？

佢应该好快就会知道你嘅心意噶啦， <laughs> 话唔定佢会嚟揾你添啊！不过呢，我觉得佢最犀利嘅呢，就唔系教咗你好多嘢，啊，系启发咗你好多嘢。啊！因为讲真啦，嗱，你哋其实冇试过任何直接接触噶嘛，净系讲个句唔好意思啊，唔该，谢谢咁样，系咪先？你哋冇倾过偈，佢又冇直接吓，即系俾你偷师偷咗啲乜嘢。咁但系呢，你其实同我哋好多普通听众一样呢，都系听佢嘅节目而学咗好多呢，佢教嘅嘢。

冇 challenge 嘅話咧，係唔好玩嘅。咁而且我其實咧好怕啲太唔理智嘅事，所以咁瘋癲咁樣迷戀一個人咧，我係接受唔到嘅。不過事實係，佢又真係咩都幾 OK 嘅。咁佢做咗十幾年先離開咧，其實我覺得其實算遲啦，唔係話啲乜嘢，而係咧以佢嘅創作咧，我成日覺得佢係應該嗰啲誒唔怕試新嘢、唔怕行新嘅路嘅人嚟嘅。分分鐘咧，佢其實可能諗咗走好多次啦。 不過全部都系我幻想嚟嘅啫。总之佢俾我一个感觉呢，系佢好不羁嘅，有少少神秘感，成日都估佢唔到咁样嘅。咁所以呢，离开一个工作咗咁耐嘅地方呢，其实佢未必好似我哋想象中咁样，需要好多动力先做到。分分钟呢，佢可能系因为一啲好普通嘅理由，例如诶未有 mood 啊，或者系未得闲啊，诶未谂到想做咩啊咁样咯。 咁所以我觉得，嗯，佢永远都系我哋掌握之外，我哋唔使谂点解佢会走。可能呢，积惊无尘佢会翻翻嚟话做节目，咁到时你啊，好开心咁样啦。做得耐做得好就冇动力走啊，一定唔系啦。做得耐做得好，话俾你知啊，先更加有动力走得更远添啊。你睇下嗰个伊莎贝拉。